接连上回说下章，故事越长越紧张。武松大闹了飞云浦，一更天就到了杜迁府后墙，看了看四下无人走，一纵身，唰，翻墙进院儿西大梁。猛然间，远处山处灯一盏，有俩人影，一前一后奔这方，是又敲锣了又打梆。这武松一闪身，躲在了浴缸后。 就听见两个更夫之嘟囔：“这个说哥，看人家做官有多乐呀，饮酒寻欢，高楼上，咱他娘就像驴砖木，捞不着喝上半口汤。”那个说：“哎，别着急，待一会儿咱们就沾光。”哎啊，沾什么光啊？你忘了？大人说了，飞云浦杀了吴老二，咱何夫人等都沾光，是吗？ 没错那苍天保佑，可别叫武松跑了。哎，这个人头离了脖子什么模样啊？是啊，不没见过，那咱等着开开眼儿。哎，我看这武松的头啊，活着的时候在脖子上戴着，怪好的。要是离了脖子，兴许就差点了。武松气得把牙咬，这两个小子真混账啊！怎么就琢磨我这个呀？哦，我死了，你们发财。 你们沾光好，我先让你们俩沾沾光。俩妇啊，美滋滋的往前走，哪知道鱼缸后出来个武二郎。啊后边那个小子听见了动静，一回头，那个半更啊，正碰到武松倒刃上，扑哧吧唧人倒地，摔个铜锣咣当当。头里那个更妇止不住的乐，我说：“哈哈哈哈哈，摔倒了吧，摔倒了吧，你走道小心着点儿。” 拾了几个大元宝啊，来见见面分一半。见见我娘，哎看见了好汉武二郎，这个小子张嘴刚要喊，钢刀尖戳到了鼻子上，别嚷！我我我我没没没嚷。说实话，张督监如今他在哪？在在鸳鸯楼上饮酒家。 还有何人？嗯，还有他蒙的叫张亮，还有那个门神姜大王。我说好汉爷爷饶命吧，你饶了我，我天天都给你烧香。这武松一听，正好啊，三个都在这儿，难道省我的功夫了？哦，这是喝的庆功酒吧？好，我给你们凑凑热闹。武松说：“打更的本是你们俩呀，啊，你们二位别分帮，你坐这个伴儿一块走，哎。” 啊啊啊！你去吧，完了。武松杀了俩更夫。简单说到了鸳鸯楼角旁，抬头就往那楼上看，明灯高挂亮堂堂，就听见敲旗儿、八仙连声喊，嘻嘻哈哈闹嚷嚷。武松端刀把楼上，顺门缝照着屋里一打量，张督监就在正中坐。 他穿了一身新衣裳，左边看坐着个矬胖子，不用问，江中的岳父叫张亮，在右边坐的是江门神，只喝得满脸放红光。张杜监喝着喝着不喝了，他照着个楼门这直打量，呃，如今天交二更鼓了吧，还不见人头为哪桩？ 别再是飞云铺上没办好，别再是武松逃了荒。那武二好比一只虎，死不了可要把人伤。张亮一边说了话：“杜剑雄，你说这话不在行。” 常言道，双拳难敌四只手，猛虎也怕一群狼。四个人对付他一个，就让武松是铁金刚，铁金刚也活不了。何况武松身带家呀？动起手来不力量。放心吧，杜剑雄，一定是四个人把事办妥了。 哎，一高兴都到那酒馆喝四两，心里高兴喝多了，因此上耽误把人头来献上。他他倒挺会圆程，哎，来来来，喝着喝着，蒋门神一边哈哈笑，这个家伙张嘴就是个老虎枪。二位大人，快喝酒吧， <laughs> 不要把那事挂心上。别说那武松活不了了。 就是活了，也远走高飞奔他乡，吓死他也不敢再到这孟州地。我不信，他那个胆量那么强，他要是真敢再回转呀，我江中一准报他的状。别看在快活林上他把我打呀，啊那都怪我粗心大意没地方再一说。 常骑马，常跌跤，推小车难免歪歪了。不小心，常生降一样吃败仗。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。快活林一仗，都怪我没把他放在眼里。呃呃，对对对对对，将门神啊，抱着个牛腿使劲吹呀门外边气坏了英雄好汉武二郎，都不松。 刀挑门帘把五斤，正冲着杜监张孟芳。张孟芳听见了门神说大话，哈哈大笑看房梁。嗯，说的对。哈哈哈哈。他笑着笑着一低头，哎对，哎，看见了好汉武二郎了。这武松手端着钢刀迎面站，满脸杀气赛金刚。张孟芳一边吓傻了，两眼发直，舌头僵，一动不动像个泥胎。蒋门神一见闷得慌啊！ 蒋门神正和他对脸坐着，背朝着武松。蒋门神纳闷啊，他他他这犯什么毛病？这是张孟芳好容易吐过来一口气儿。呃，我我武松啊，蒋门神扭脸也瞧见了武二郎。我娘哎，张亮呲溜钻了桌子底了。张祖见哆里哆嗦往后藏，到底是门神一高人胆大，跳起来抓了把椅子来地方。武松他一肩用刀指，来。 你们三个听其象，姓姜的，你恶贯满盈，早该死！我不该快活林放你逃了荒，我不该听信施恩他这个话，我不该听信你改过求饶瞎花汤，而不该明知是错不思改，而不改，买通官府更猖狂，而不改，半路派人暗算我，而不改，你快活林上有为王张孟芳，我与你何仇又何恨呐？ 不害我这么一场，我不该奸情贴近了你的督监府，我不该拿你的诡计当善良，而不该做官不与民做主，而不该花言巧语把我诓，给我武松再上丧，贼张良。 你见钱眼红，心肠坏，枉为五品员外郎，而不该；为发财快活，临上抢酒馆，而不该；亲生女给了江中做三房，而不该；姑息阳坚是妒忌，而不该；一心害我吴天罡，这正是官官相护，真不假呀！当官恶霸结成了帮，皇上不正非生乱，民不造反有啥方？今一天还不死的武松，我回来了，见。 还给你二爷比力量！ 看刀，枪不一刀砍过去，蒋门神抡起了椅子往上躺，就听见嘁哩咔嚓，椅子成了两半了。蒋门神双手一撒，跳一旁，一抬腿蹬到了八仙桌，八仙桌挡住好汉武二郎，桌子一翻不要紧呐，露出来张亮就在桌子下边藏。我娘哎，他抱着个脑袋往后跑，想另找地方去躲藏，为什么不往楼下跑啊？皆因为那个武松堵在楼门上啊。 张良绕到了屏风后，呃呀，一低头看见个大木箱，长里下足够五尺半，宽里下二尺还硬邦。张良一见心高兴，我就在里边藏一藏。要是门神都拜吴老二，我再出来帮帮忙。他哪还帮个嘛劲儿啊？武松要打败了蒋门神，也不一定会想到我在这里藏。 对，这个张良急忙忙打开了箱子盖他一迈腿儿，哎呀，里边趴着个张梦芳早站上了。张梦芳急得直摆手，那个意思快盖上，两个人装不下，老弟就求换地方。张良在外边可傻了眼了，又听见咔嚓，哎呦，急得咣当，怎么回事啊？原来是武松和门神交上了手了，两个人平生的本领都使上了。 刚到北江中的下山路，蒋门神善战，腾挪，真不让。 好武松力劈华山变了招，蒋门神一顿不就是个快扫堂？武松跳起一翻腕，拿把刀直奔江中右肩膀。蒋门神往后就是一仰，乖乖，就差二指没蹭上。蒋门神手里没兵刃，左闪右躲不沾光，被逼得连连往后退。他正好挤在墙角上，武松把刀怀中手猛一送，直奔门神的前胸膛。蒋门神再也没法躲了，一咬牙，哎。 两只手抓在刀口上，抓住刀头往外推，武松使劲往里攮，猛然来了个拉大锯，扑哧哧，蒋门神十个指头掉了四双，就剩下俩老大喽。蒋门神他那边，哎呀一声叫，又被武松一刀砍到了脖梗上，耳听见咕噜咣当连声响，蒋门神失手倒地见阎王。武松杀了蒋门神，又提刀去找张梦芳。 他找了一圈没见人儿，武松心里闷得慌，一直转到了屏风后，耶，就见张亮站在那里正晒炕武松说：“你躲到这里就能活吗？啊，我是啊，我找了半天没地方。我本想来钻木箱子，没想到张督监腿快早站上了，他他给说出来了。这武松一抬脚蹬到了贼张亮箱子里抓出来张梦芳，把他们两个摞一块儿，一脚踏住。” 了好几两，双手攥刀往下杵，啊噗！一使劲插在楼板上了，穿了糖葫芦了。武松这才出了口气，一阵一阵反思量，杀了人我走了，怕只怕连累百姓遭灾殃。叭叭叭！大丈夫生在天地间，好汉做事好汉当。 张督监袍上撕了一块，楼板衣上沾着血浆，粉皮墙上写大字，八个大字放红光，杀人者大呼武松也。到后来。 谁不赞好汉武二郎？武松想，大仇已报，我走了吧。说不行，奔走梁山上。武松他刚要爬楼下，可了不得，走见腹一阵翻了江。原来是武松在楼上闹乱子，被一个差役钉巴上，喊来了官兵，大手七八百呀。把鸳鸯楼是呼啦一声尾巴上，灯笼火把如白昼，惊动了好汉武二郎。哎呀，也不走。 二不休，我抖抖精神拼一场，杀多杀少一个准儿，有多少二爷全包装了。好汉武松往上闯，眼睁睁又是血迹荒。